飞行训练结束，接下来分组对抗，第一场红队进攻，只能用粒子炮，蓝队只能躲避。不准开放步枪，被击毁的躲奔。倒计时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飞行训练到此结束，进行实战训练。陆总，陆总，陆总。 老总长怎么来了？要不要给他盖条毯子，别着凉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刚跟图兰卫队长晨练完。训练场上的数据有几分真实度？所有参数是百分之百还原的。初级机甲能把新兵训练的时间缩短一倍。我看了你新签署的十年计划。啊，毕竟啊。嗯。军备、军工产业。 重工业倾斜的太多了，你想把第八星系变成什么样？一个全民皆兵的超级要塞吗？一个社会刚稳定的时候，重工业和军工业最适合作为经济的基石。直到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和富足的时期，这是历史的规律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另外，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第八星系里。 对外越迁点，迟早要重新打通。我已经在重新规划地图。你不主动出去，敌人就会主动进来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积累和精锐的部队。只有保证安全，才能保证未来的一切发展。什么样的未来？当然是和平美好的未来了。宇宙每一秒都在扩张，域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。自从大航海时代之后。 整个社会太耽于眼前的娱乐和舒适，忘记人类应有的好奇心了。我希望我们能脱离一个假的乌托邦，重新开启新的大航海纪元。这也是我当年想建立星海学院的初衷。陆总，您在好几个卫星城上都建了军校和机甲设计学院，什么时候才能重建星海学院？我还能再念一百年呢！你话多，你踢我干嘛？星海学院是随便建的吗？ 那是要有六百万一个的穹庐顶的钱呢？ <laughs> 你说的倒轻松，赶紧去想办法赚钱，给我当赞助校董。 <laughs> 等过一阵吧。现在百废待兴，什么都是捉襟见肘，没有条件建一个安静搞学问的场所，我们只能先将有限的资源倾注在基础教学上。星海学院，迟早会有的。哦，太好了！ 你要六百万一克的礼堂苍穹顶，在苍穹顶上刻下校训。快滚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太吵了，你们几个。嗯。老总长精神不好，别在他耳边嚷嚷。走走走，走吧。嗯。我们哪来的校训啊？我们有校训，什么脑子？听好了啊，从今往后谨记，比金钱更珍贵的是知识。你得意或者失意。 都取决于时代的大潮把你冲到哪里。在你漫长的一生里，可能会经历无数次飞黄腾达和一无所有。诸位来日身在风口浪尖上，不要得意忘形。想一想学院里的学海无涯，沉入水下暗流时，不要与泥沙俱下。想一想学院为你灵魂筑下的基石。 多么大言不惭，多么恍如隔世！你应该认出我了，我是哈登。连接精神网，大脑受损时无法完全控制精神网，很难维持正常的意识活动，是一个人最诚实的时候，所以。 当他执意要说谎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不受控制的错误，例如拼写。唉，联盟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无论是战乱还是经书，我都难辞其咎。我是白塔第一任负责人，我教过很多杰出的学生，啊，包括你的母亲。伊甸园的初衷是好的。 但他们想的太理想化了。当一种人造产物太过强大，不论它初衷是怎样的，任其发展下去，只会有两种结局：要么全人类成为机械文明的奴隶，要么一小部分人通过它掌握了大多数人的命运，把大多数人变成奴隶。当我意识到伊甸园已经跑偏的时候， 也是我最早想要给联盟寻找一个出路的时候，这个想法，你应该是认同的。 <laughs> 我想让白塔这个伊甸园核心，来扮演反制伊甸园的重要角色，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可是我忘了，人是有私心和立场的。在我引以为傲的学生中。 有人暗中向管委会出卖了我，造成了两个后果：一个是管委会反弹的厉害，利用伊甸园为自己谋利，越发肆无忌惮；另一个，则是一些真心追随我的学生对联盟中央彻底失望，将希望寄托于域外，与反污会的疯子们一拍即合，养大了一头怪兽。 我不知道该相信谁，特别是我的历史在劳拉身上重演，所以一念之差，我任由静姝留在了管委会，我也，我也没有能力现身，带着那孩子一起走。 <laughs> 刚才你用精神往震荡摔碎的瓶子里装的是 R T 七溶液，具有强导电性。 我一生优柔寡断，做错了很多事。 <laughs> 你想杀我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的专业就是脑神经与人机交互，从你第一次有意识反应到能控制精神网与外界交流，只用了两个月。但是，从控制精神网到醒过来，却花了足足一百多天，这不是正常的节奏。我猜。 你是在收集周围信息，对吧？我相信，就算你现在一动不能动，你还是有很多种方式杀我。我会替你保密。我已经这把年纪了，我不怕死，我怕经书走到不可挽回的那一步。虽然。 他已经不可挽回了。第八星系有图兰守着，关键时刻绝不会优柔寡断。应该已经把两头的跃迁点都炸干净了。 我们去办公楼那边转一圈，你就该回医院了。我这把轮椅净重接近一吨，你能徒手掀起来？我听说你每天睡眠时间不足三个小时，但是看不出一点疲惫。我年轻嘛。你对自己做了什么？一点小实验。 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，现在啊不方便拿出来分享。如果能成功，说不定我能打造一支精神力极高的超级战队，那种半人不鬼的超级战队？当然不。如果 AI 能替代人类，现代战争早就变成机器人之战了。白银要塞的 AI 战队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就被攻破。 失败的经验在前头呢。你知道，我和你说的不是哪种兵好用的问题，你知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危险性？如果如果我死了，我的义务也到此为止。但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绝不能再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。我会自己撕开这个孤岛通往外界的路，打碎他们粉饰的太平。 让那些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你听听你自己的话，不觉得矛盾吗？你打算用这种想法去打开一个时代，一个大航海时代？不矛盾，什么新时代？那都是哄孩子玩的。 <laughs> 碧行啊，以后。 我要是也走了，你走错路，也没人能拉住你了。 <laughs> 总长，您为什么不签安乐丹？因为不放心我。安乐死，结束痛苦，给人尊严和安宁。 我放弃尊严和安宁，留到最后一秒，跟这个星系一起挣扎到最后一秒。我，我，给您一针止痛安眠药，送您回去睡一觉，好吗？你们过来一下。 把总长接回医院。我，我在八星系政府七次辞职，第八次又回来，在最艰难的时候接任，接任行政总长。好了好了，我都知道，爱德华。 本使的人，直到直到等到你们，才看到一点希望。毕竟，你能不能也给自己妻子化为灰烬，再再死灰复燃的机会？ 哄孩子的话，才是才是他是一位高尚的人，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第八星系的人民。 今天我们在这里送别爱德华，愿他的灵魂去到没有黑暗的地方。总长。 酒，目前所有生活物资都是配给制，酒精饮料是非必需品，不在配给列表中。不可能，一定有的，我记得。怎么没酒了？那不是还有一罐啤酒吗？这个，哟，要不要这么嫌弃啊？宁可喝凉茶都不可喝啤酒啊？一点。 会伤心的。这罐啤酒存储时间过长，不建议饮用。李陆校长，重申一次，不建议饮用这罐啤酒，会带来健康方面的。那你倒是给我再找点酒啊！陆校长，检测到您的血压和心率都有所上升。给我酒，或者致幻剂，或者毒品芯片，什么都行。再次警告。 上述物质会对健康带来严重损伤。我要什么健康？我要酒、麻药，能把我放倒的东西什么都行。让我，让我能把该忘的东西都忘了，不愿意想的东西都不去想。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还要什么健康？你怎么就不懂呢？您确定想要致幻剂吗？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给我搞点猛的。三次警告无效，执行配置致幻剂命令。 调制药品需要一点时间，建议您边看视频边等待。这是灵鹫的乌兰学院时的开学典礼。灵也有这么稚嫩的时候，还会装酷。强效致幻剂。 使用后至少七十二小时无法恢复正常感知，您要马上注射吗？把刚才的投影再放一遍。是。再放一遍。是。再放一遍。是。再放一遍。是。再放一遍。是。再放一遍。陆校长。 强效致幻剂药效已开始衰减，是否要注射？李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你都一直任由战卢在你耳边唠唠叨叨，连他跟我一起坑过你之后，都从未想过禁用他的自主功能。独自拿着利剑走夜路的人，必须要带上一根镣铐，哪怕只能锁住他的一根小拇指。 也能让他在无所顾忌、忘乎所以的时候，轻轻地拉上一把。不用了，战卢，恢复你的自主功能吧。化为灰烬，再死灰复燃吗？这算是第一次吧。又断了，这他妈的日子是没法过。 破旧服是指望不上了，还是把老本行捡起来吧。哎哎，第八星系变孤岛了，嘿，独立纪元第三年年底，第八星系因为漫长的萧条，深厚的地下文化不可避免的重新冒头。牵头的人都是早年自由联盟军里有一定地方势力的人。 黑市与官方的矛盾越来越深，黑市成员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愈演愈烈。那些曾经在陆逊石像下狂饮放歌的人们，引爆了一场内战。这场内战打了整整三年半。在这期间，我把战录里记载的所有关于林的过往。 全部都挖了出来，仿佛陪着他从少年时重新活了一次。独立纪元第七年，薄荷搞了一个星际远征队，还真被他搞出了一点名堂。陆老师，我们这次远航发现了几颗小行星，上面有几种我们急需的矿产。陆总，我们又开发了一条新航道，航道图共享到你的。陆老师，你一定想不到我们。 远征队发现了一片天然虫的活动区，我亲自穿越了一次虫洞，居然到达了玫瑰之心。在那里，我们捕捞了一架联盟机甲残骸。我终于从军用记录仪上看到了七八星系的联军是如何全军覆没的。陆少长，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不要吵！克隆人类是非法。全他妈的法律！人已经没有了。 但我可以复制一个，我可以的。我保存了他的一根头发，保存的很好的。抱歉，陆校长，我不得不销毁这个培育箱。 注入芯片的实验小鼠生命体征正常。注入芯片的实验小鼠身体机能明显增强。注入芯片的实验小鼠无异常行为倾向。实验小鼠死亡。死因：微波实验小鼠独立纪元第九年。经过反复的植入修改芯片，我知道了彩虹病毒和人造超人的关联。想要打破人类天生地长的桎梏，就是要先将其自然属性彻底毁灭。我本身是一个特例。 还能以怪胎的身份融入人群，而如果这种特例能批量生产，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？他们是不是会像古代传说里的吸血鬼一样，脱胎于人类，再与人类对立？千万年之后，一方毁灭，另外一方。那么，究竟算是人类进化了，还是人类灭绝了？这九年来。 所有与彩虹病毒生物芯片相关的实验数据与资料，全部删除。所有彩虹病毒株，彻底销毁。穆校长，刚煮好的奶茶，谢谢。你已经坐在那儿超过三个小时了，为了健康着想。 应该站起来活动活动，不是我不想，只是我说，你能先把这位蟒蛇先生从我脚上弄走吗？我的脚都被他压麻了。哦，原来跑到这儿来了，把它放回窝里了。该给爆米花换个大一点的家了。 <laughs> 爆米花，这个名字也是舍我其谁了。您不觉得这个名字通俗又不失趣味吗？它有没有趣味，我不知道。 你倒是挺有的，这一屋子快让你改造成水族馆了，又是蛇，又是鱼，又是变色龙的。行行好吧，湛卢，你要是个人呐，星际奇葩室友榜单里肯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咱们就不能养只没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吗？养宠物有助于身心健康，我十分赞同您领养一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。我哪天呀，非得把你重置了不可。 压住我杯垫了，小变色龙。麻烦您老一个价吧。陆校长，财政部报来了新一季度的报表，赤字连续两个季度缩减。嗯，这倒是个好消息。工程部门请求增加拨款。北京贝塔星上的新型反导系统实验基地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。 刚以为手头要松一点了，又来要钱。还有，薄荷小姐发来邮件，准备为远征队申请第二次虫洞探索计划。他们已经做了完全的准备。好。陆校长那张胡桃木的桌面上有七道刻痕，排列的不是很整齐，有些深的像是要把桌子一分为二。 有些则不是一刀刻成的，布满了杂乱无章的小枝叶，深深浅浅的刻痕组合在一起，像某种意味不明的古怪图腾。 新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，第三季完，第四季，敬请期待。 淡淡的无奈，是我无价的挚爱。让时间原地停留，欢声笑语已足够。默默要为我捡起一片星空。你冰冷的唇，如同冰雕城门。 我拼命敲开它，融化殆尽崩塌，就像一个气球满是爱。心脏陷入你的风暴，不停地摇摆。喜欢一朵花，无需看见花开。爱你。 不必强求结果，漂浮的太空舱承载着我一生宝藏，情话唤醒你，你是唯一。